这么多的人不全是出家人，也有在家的居士们。如说我是四众弟子，嗯，这个消佛、修道、了生死， <coughs> 这个并不是完全是出家人的事情。 应该说，人人有份。哪个没得生死呢？都有。有的人愿意了，有的人呢，啊，不愿意了。有的人晓得什么叫做生死，还有的人就不晓得什么叫做生死。 晓得什么时候生死，这就说明了有了觉悟了。不晓得生死，那就是要醉生梦死，啊。那么了生死，是不是非要出家才能够了生死？ 你看，我们这个禅堂里面，有出家众、出家二众，也有在家二众，还有皈依三宝的，甚至于呢，也有没有皈依三宝的，什么人都有。 那了生死来讲，这么多的人，什么人能了生死？什么人不了、不能了生死？这么多人，只要你晓得什么叫做生死，晓得这个生死是苦的，哎，想了这个生死，也懂得怎么样子了。 那个了生死呢，就平等了。像我们宗门下开悟，出家人用功可以开悟，那个在家的居士用功也可以开悟啊。啊，你像那个维摩居士，啊，那个那个那个庞居士，那多了。 嗯，说是大僧能开悟，二僧同样能开悟啊，同样能够做祖师。你看那个幻西尊者，啊，就是这样的人啊。那个灵济祖师在幻西尊者面前当禅学家。 福地教法当中有四众弟子，在家二众，出家二众。出家要受戒的，在一些宗教信仰的各个教派当中，为我们这个佛教是讲究出家的，出家就要受戒。 <clears throat> 出家受戒就守这个戒，这个持戒清净，那当然持戒清净就有功德。反过来呢，犯戒就有罪。啊，那你这个不受戒的，不受戒就谈不到犯戒。 啊，谈不到犯戒，啊。那你也得不到持戒的功德。我没受戒犯什么戒呢？那你也得不到受戒持戒的这个功德。 只有我释迦牟尼佛这个教法、佛法当中有这个出家二众，佛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啊！你看看，释迦牟尼佛上升斗帅，下降王宫，出家他就像个出家成道。嗯 如果说这个修道只能够修出家人才能够修道，才能够把这个道修成功，那我们这个禅堂里这么多都不是出家人，同样可以修道，哎，同样可以成佛做祖，就是这么个道理。嗯 消佛消佛对我们中下根人来讲，总的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啊，不大容易。 <clears throat> 从知识面来讲，那个出发心的人对于佛法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呢，不晓得，啊，只有一个对于佛法一个怀着那么一个朴素的感情，好啊。 哎，要了生死，这个话多好听啊！要成佛，这个话更好听，啊！要诸善莫作，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个更好。所以大家呢，都肯随喜，啊！什么是佛法呀？啊！什么是佛呢？ 我想说，佛法了，对于佛作为一个众生来讲，佛是究竟众生啊，在十法界中，佛也是众生啊，众缘和合而生的。 <coughs> 我们现在作为一个人，这是在人法界，我们居住这个啊，这个人类社会啊，我们有医报，也有正报。那将来我们要修得成佛的时候，那就是佛法界，佛法界，那是圣境界。 不是凡夫的境界，啊，那是天地选书的。究竟成了佛以后是个什么样的个人，住在什么地方，哪些享受，我们都不知道啊，怎么能晓得呢？没有到啊，没有修到那个程度。 凡圣，一个凡夫，一个圣人，啊，那是天上地下的不能比的，不成比例的东西。就是那个漏道众生， <clears throat> 也不能比呀，啊，你比如漏道众生，地狱恶鬼畜生，天人我修罗，能比不能比呢？啊，你看看。 呃，畜生，什么猫啦、狗啊、牛啊、羊啊，啊，这个天上飞的呀，水里像游的呀，这个畜生，畜类，那还是在我们六道轮回当中， <clears throat> 他也不晓得我们人类社会的情况，他也不知道啊，他知道吗？ 啊，他晓得什么叫坐汽车啊？他什么东西打电话呀？他完全不知道。这还是在人类社会当中哎，啊，比如我们还家里还有猫呢，你说猫它晓不晓得啊？一天到晚跟我们在一道，那个境界就不一样，啊，何况我是凡夫，要想象那个圣人，什么佛啊、菩萨呀、祖师啊。 那什么境界啊？嗯，嗯，有什么境界啊？我们人有人身，佛也有佛身，我们人有居住的国度，佛也有居住的国度，佛身有法身，有报身，有化身。 佛还讲这个报身呢，就是果报身呐，修得的，有自生有自受用报身，还有他受用报身。啊，你看看，清净法身毗卢遮诺佛，啊，那是清净法身。说是法身无相啊，啊，那无相我就不谈了。那个圆满报身应该是有相的，那个看得到的。 啊，丈漏金身也是佛身；前丈舍那身也是佛身；微尘向好身也是佛身。我们凡夫能见不能见呢？不能见。我们天天做宗课，做这个功课，你看看，啊，摆好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似大海。 那个五须弥，我们眼睛能看不能看呐？嗯，能看得到看不到啊？你这个肉眼是看不到的。我们这个凡夫很可怜，很可怜啊！给出发心的初步介绍一下佛的这个佛身。 那个报身，呢是法身大士所能够见到的，啊，就我们凡夫能够见到的，就是就释迦牟尼佛，在三千年以前吧，出世，嗯，那就是我释迦牟尼佛，就是藏六金身这个佛像， <coughs> 这个佛像当然我们没有能够亲眼见到。 嗯，所以说是我生之时佛灭度，我复注世我沉沦，不见如来今舍身。能够见佛是一个莫大的因缘。可人能见佛吗见了佛我们就成佛了。啊，佛那个障漏金身。 最浅最浅的讲法呢，就是有三十二相，有八十种好，啊，恐怕这个三十二相，我们现在的人一项也不得，也谈不到八十种好。三十二相什么相呢？大人相，啊，那个相好都是修得的，都是修得来的，啊。 清净庄严的这个相好，都是累界修得来的。福有三十二相，从这个从脚底下一直朝上边数，一共有三十二相，从足下千辐轮相啊，到这个头顶上的无间顶相，有三十二相，这就是大人相，嗯。 你看看，得一个出国， <clears throat> 他那个走起路来呢，这个脚啊，脚这个脚板呢就不着地了，他自然不伤害生命的。像我们现在人走路呢，这个脚要落地呀，这个地下难免有这个蚊虫、蚂蚁这些东西啊，我们都要把它，都要伤害性命。 啊，说无形中就造业了，要不这个环境就这么个环境嘛，你也不能不走路，哪个看得到呢？啊，披历日用中不是讲的吗？从早至暮，啊，是愿如众生各回护啊，若欲住下丧其行，愿如即至生净土，他都要念这么一个“记字，啊，唯恐我们这个脚下。 这个伤害性命，这是避免不了的。包括接下南菊啊，自从清草处，住不下该行，就表示一种护生之意。那个圣人正楼谷的人，他就这个行为就不一样了。如果说正楼谷的人还造这个罪，那就说不过去了。 啊，佛那个脚底下呢有千辐轮相， <clears throat> 那个千辐轮轮相是什么？什么千辐轮呢？就是轮王这个轮宝，那个转轮圣王，他要巡游四天下，他乘的那个呢，过去没得没得飞机啊，啊，他就乘这个轮宝，哎，那比飞机讲究。 比飞机好，也不要烧汽油，啊，也不得危险，啊，那个轮宝，啊，轮王有铁轮王，有铜轮王，有铜轮王，有金轮王，有银轮王，这个转轮圣王，啊，那个是那个轮呢，是轮王的七宝之一， <coughs> 啊。 那个佛的脚底下有这个天府轮相，啊，那个佛要是走路的时候呢，脚下是自然离地四寸，不着地的，那还伤性命吗？不伤性命。那个三十二相，呃，比如说是住下平相。 佛的脚板底下那是平的，不是像我们人这个脚板底啊。我们这个人的脚板底都是，啊，那个脚板底都不平。心不平啊，众生的心不平啊，这脚板底都不平的。嗯。住下千佛轮相，住下住这个住心平相，啊，这个这个住根圆相啊。 那个从这个脚上呢就有四五个像，啊，专如鹿王像，啊，就是走路的小腿子，也像鹿王一样，啊，一直向上面数，呃，身金蛇像，释迦牟尼佛的身体是金蛇像，金蛇身，金蛇身颜色像紫金山一样，而且是非常光滑细腻的。 一尘不染，什么尘土都不能够落在佛的身上。像我们这个身体就不行啊，啊，佛是清净身，嗯，不要说我们这些人的身上的那个舍利弗到维摩藏室里向跟维摩居士问病，那个维摩居士那个藏室里向有一个天女，天女就散花，供养。 哎，善到那个那个舍利弗、目犍连这个大弟子身上呢，那个花就粘在这个身上。啊，善到菩萨身上呢，这个花就不粘在身上。那个舍利弗、目犍连嘛，都是佛的声闻弟子啊。我这个出家人弄些个花弄在身上不相宜啊，想除这个花除不掉。 <coughs> 啊。 你也没有证到礼仪心，就犯这个病，啊！ <clears throat> 所以这个佛身呢是清净身，什么尘土都不能落，都落不上去的。 <coughs> 呃，那个三十二相详细的说嘛是可以的，不是不可以的啊。这个。 从最明显的，比如说手足指参禅像，手足指网慢像。佛的手指头、脚趾头参长，啊，那是非常好的，啊，而且还有手足指还有网慢相。什么叫个网慢相呢？这个手指头跟手指头这个中间呢，它有网慢。 那个网嘛，很薄很薄的，透明的，啊，你像我们这个手指头呢，中间是漏的，嗯，那就像什么东西？像鸭子一样，那个鸭子那个脚不是那有有蹼嘛？鸭子那个脚叫蹼哎，啊，它是呃那个小指这根脚趾的当中呢有连到的，福的手足指呢，它就表示无漏。 啊，扶的手要是朝着水里下一摇，这个水呢，它一直一直不落下去的。那我们的手不行啊，啊，还要手肚子柔软一下，那就是我们一般人都做不到的。我们人这个手伸出来，如果想握一个拳头，啊啊，只能这么握。你说反过来握能握不能握呢？握不了。 佛的这个手反过来能够握拳头，啊，你这么手指伸出来，反过来握着，弯过来握，怎么握着咋样呢？他能握个拳头出来，啊，这个手指柔软下 <clears throat> 啊，嗯，身毛右旋下包括佛的头发轻罗干法相。 都是朝右转的，表示其道不左。像我们现在在禅堂里，像跑香也是右绕。宝塔绕塔也是右绕，不能够左保左绕，左绕就犯规矩。禅堂里不能左绕，犯规矩啊！啊，你看我这跑香。 这个跑香，呃，那现在的说语言呢，叫做顺时针的，顺着时针跑的，右绕的，表示其道不左。啊，佛身上的毛，包括青罗干法像都是右绕的。啊，佛的那个头发，跟我们这个头发也不一样的，它都是就是像现在你看那个佛像啊。 那个青罗干法像是个螺丝一样啊，绕在那个地方啊。他生来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是一个大人像， <clears throat> 啊，是 <laughs> 不是啊？这个佛就在面前呢，你就可以看得到的啊。两手过细相，两只手垂下来，两手过细，细呢就是膝盖头，手长。 我们手，你们自己伸伸伸伸看。你们站起来，把两个手垂下来，能过戏吧？他不能过戏的。啊，这也是一个像啊，嗯，福走些路来迈些脚步就像牛王一样稳重。嗯，那不是像我们走些路来不这个样子。你看，跟跑街香来什么怪相都有。啊。 那还成过大人像吗？啊，还有胸中胸这个胸前的万字像这个佛的胸前呢都有个万字，就是现在我们这个福龛的里面供这个佛像里也有万字，这个万字代表佛的万德庄严。 啊，这也是无量劫来修得来的万字，这万德庄严呐！ <clears throat> 这讲究这个万字。在高门寺，过去呢有这么一个风气，也谈不到什么这个家风。高门寺那个和尚啊，都燃香的，哎， <laughs> 那个解放以前嘛，受戒在戒期里向要燃香。 现在呢？不然呢？说这个东西妨碍卫生。 <clears throat> 不但是受戒要燃香，在高门寺住的人，这个燃香的这个风气呢，过去是蛮盛的，差不多没有哪个和尚身上都燃香的。啊，有的燃万字的，有的燃宝塔的，这个在背后燃个大宝塔，九层。 啊，还有的呢，燃个大念佛珠子，一百零八颗，啊，那用不是，那不是挂上去的，这是燃的，是烧起来的，啊，燃纸的，啊，还有，嗯，那还有燃燃这个这个这个燃这个愿字的，我这个心口上就燃这个愿字。 就是这个法院的院子，啊，还燃那个念佛是谁？很怕这个念佛是谁掉他忘记他，烧在身上啊，啊，那过去的燃香人太多了，燃三个的，人八个这这这也不算桩事情。燃香、燃被、燃纸，这是大乘法、菩萨法，《梵王经》中讲的。 啊！若不燃身、燃背、燃指，啊，呃，这个非佛种子啊。他这个燃香、燃被燃指呢，作为一种供，作为一种法供养。你像放《法华经》一样，药王药上菩萨，让白虎庄严背，千二百岁，那是法供养。不然要你这个供养什么东西呢？说说我燃个纸，燃个纸供养佛，啊啊。 要做法供养，能够有做到这一点，用心做法供养，那是真正燃香、燃被燃纸的真实的意义，啊！是的都想消佛嘛？说佛有万字，我们也弄个万字。佛这个万字是无量劫的修得来的，你这个燃的燃在身上，那当然也是好事情嘛。能够发这个心就不容易了。 你像我们那个时候燃香啊，燃香啊，哎，那个时候能燃呢，那现在就这个心就发不起来了，嗯那还有点耐力呢，啊，烧这么一百零八颗在胸口上，那个燃那个燃那个大愿字还不容易呢，嗯，我们想想， <laughs> 要再让我燃，我现在就不敢燃了。佛在这个胸中万字，这是三十二大人像的一项。 嗯，如果像上属呢，呃，四十指象，伏的这个牙齿是四十个齿牙齿，而且这个四十齿齐密象，四十个牙齿长在那个嘴里，像像一颗牙齿一样，啊，你像我们这个牙齿呢，高的。 一高的低的，呃呃，这个稀稀朗朗的，有的时候还不到二十个，不到四十个牙齿的，啊，什么样都有，呲牙咧呲牙咧嘴的都有，啊，那就不称为大人像。两耳垂肩像，扶着两个耳朵，两耳垂肩垂肩，两个耳朵能够够到这个肩膀，那是一个大人像，啊。 还有这个广长舌相，佛的这个舌头，那就是丈六金身这个舌头伸出来，上边能够够到发髻，啊，就够着头发；两边呢能够够到耳朵。你看这个耳朵，你这个舌头有多长啊？啊，你说那么舌头那么长？ 那摆在嘴里上，咱摆得下呀？那个本它有伸有伸缩性的嘛？啊，啊，啊！人家说三世不打妄语，这个舌头呢就能够到够到鼻子了。三世不打妄语啊，这个人呐就是不打妄语啊，不要说多了。三世，这个鼻子这个舌头伸出来就能够够到鼻子尖儿了。 这个大家把舌头伸出来舔舔看，看看能不能舔到鼻子尖儿，要是舔不到鼻子尖儿呢，那就说明你这个总是打妄语的，啊。广昌舌相，啊，真正的广昌舌相是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啊，何止遍覆三千大世界，遍覆十方世界，啊，这个佛的舌头。 啊，这广长舌，那是多声多节不打妄语的，不但不打妄语，而且说真实语，而且弘法啊，累戒修。 <coughs> 这是讲的口中的口中的四十齿相、四十齿奇密相，啊，广昌舌相，还有一个呢。 口中甘露相，这一项呢是看不到的。随便什么东西，照着佛的这个嘴里向呢，都称为甘露。甘露是天上的一个最好吃的那那个了，吃那个马麦，马麦很粗糙的。啊不在皇宫里相做太子。 那吃的都是珍馐美味，这个马麦怎么吃得下去呢？无难是佛的侍者，无难有点心里就舍不得。他说：“世尊，你怎么吃得下去呢？”世尊就从那个嘴里想把那个嘴里嚼的那个马麦，叫无难说：“你尝尝看，你说这个什么味道？”无难一尝可不得了，这个味道啊，那比什么味道都好吃啊！到了佛的嘴里想呢。 什么都成了甘露，这是一下口中甘露下啊，啊，青罗干法下啊，这个这个这个青莲花木下啊，眉毛也是一下眉毛当中呢还有一个眉间白毫相。 上漏金身的那个佛，这个应身佛，啊，两个眉毛当中有一根，那叫毫毛，啊，白毫白毫，就白的、白色的毫毛，啊，就白毫白毫，嗯，这个白毫呢也有深色的。 你要是进去拉一下子呢，就拉的蛮长的，能够拉到一丈六尺长，啊，那个白毫里像像什么呢？像个琉璃桶一样。释迦牟尼佛从最初发心在营地当中行菩萨道度一切众生，所有的事迹，这个白毫相中都限制出来的，啊，那是一项啊，你看现在呢？ 我们这个说这个佛像，两个眉毛当中，啊，都有一个什么那个什么这个呃什么水晶珠了宝珠一样啊，做这个这么一项啊，还有这国家的那个特别是女性，她在两个眉毛当中呢也点一个那么个红点也就是表示这么一个意思，啊，这叫眉间白毫相。 就这个三十二相当中，这个口中相呢，还有一个梵音深远相。佛说法的这个音声，无远复制，无论多远都能够达到。像我们现在人就不行啊！不要说无远复制了，在这个禅堂里边，啊。 要是音声小一点儿，离得远了都听不到啊！所以有的人呢，啊，怎么办呢？这能用麦克风啊，用那个什么东西？那叫个那个东西，那个麦克风啊，借助这个呃科学的呃这个仪器，佛的这个梵音深远呢，那什么要仪器的？佛在这讲话，你近听。 音声这么大，远听也这么大，再远听还是这么大。那个穆建莲不是有神通吗？哎，他有这一天呢，他心里想，不晓得想起来了，我到试验试验，这个佛的这个音声究竟能够听多远啊？所以他有一天呢，他就离开了灵鹫那个灵灵鹫山呢，他就跑，一下子跑到铁围山去了。 跑到铁外山听听佛在那儿说法的音思还这么大，就跟在面前一样，他就不相信。他说：“我再跑，拍他的跑，向东方跑。那个穆建莲嘛，佛的这个十大弟子，神通第一啊！这下子他就是，可是向着神通了，用他的神通呢，一直朝东方跑，紧跑。” 跑了一个世界，听听还那么音声还那么大，再跑还那么大。那个释迦牟尼佛在灵山说法，佛嘛，哎，是无所不知的啦。目前连动这个念头，想试验佛的音声的远近，佛就晓得了。哦，你还来试验我呢？你这个小小这个声闻弟子，好吧，我就叫你试验试哩。 那下子呢？佛就加倍他了，加倍一加倍呀，世界这个木剑莲就乘着神这说朝东跑，不晓得跑了多远，跑到一个国家，也是一个佛的一个国家，佛佛的佛佛的世界。那个佛的世界呢，世界也有名字，啊，那个佛的名字也有，我都记不得了啊， <coughs> 你们去查去啊 那个佛的弟子呢？弟子也身体蛮大的。那些个出家人吃饭的这个钵，那个钵啊有多大呢？就像我们这个，呃，比那个南京城还要大。 <laughs> 那个目犍连嘛，在娑婆世界也不过释迦牟尼佛不过一丈六尺，他不在释迦牟尼佛那么大吗？ 所以，乘着释迦牟乘着释迦牟就是神通力朝东跑，跑的那个地方呢，一下子落下来了，就落在那个，啊，那个比丘吃饭的那个钵上的。哎，这个比丘一看，他说：“这是这是，什么？这什么小虫子？还打到一呢啊？目前那不打到一吗出家人嘛。”我就晓得了，他说：“你不能够，你不能轻视他呀，那是东，那是西方。” 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神通大弟子目犍连，当时呢，比土的这个佛呢，就跟目犍连说啊：“他说你赶快你现神通啊！啊，人家在瞧不起你啊，那个像小虫子一样啊，啊，像沙鼻虫啊，这个身的当时呢，这个目建莲现神通啊啊，现大神做宝座哦。 那么他到了那个国家，见了那个佛，那个那种佛，他说我到了什么地方了？佛就告诉他呀，他说你这下子跑得远了，啊，离开娑婆世界不晓得有多远。嗯。他说你是试验佛的因上你跑到这儿来的，也不是你的力量能够来的。咱这要靠你目犍连这点小神通，你要想回去。 回到那个灵鹫山去，到娑婆世界，你要一劫都回不去。啊，乘神通力跑一劫，你可以跑多远呢？啊，那个神通比飞机快呀，比航天器都快。嗯 <clears throat> 能跑多远呢？佛教告诉他了，要是等着你这一劫才能回去，释迦那佛老早灭度了。 啊，等你啊这个释迦，这个木剑莲慌了手脚，那怎么办呢？啊，求佛忏悔啊嗯。他说：“这比佛就告诉木剑莲了他说你还要念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的加倍你来的，还要加倍的回去，这个样子呢。”那个木建莲呢，后来就回到娑婆世界上来啊。这就是木建莲。 试验佛的的音声的远近，佛的音声是骗法界的，啊，近虚空骗法界，无远复界，而且这个音声呢是没有轻重的，不是说离得近听的音声大一点，离得远音声就听得远一点，没得这个话。佛的这个丈漏金身尚且有如此功德。 那也是修得来的，啊，这叫做凡音深远相，口中甘露相，四十尺相，四十尺奇密相，这口里嘴里相就有这么多的相，眉间白毫相，两耳垂肩相，胸中万字相，两手过膝相。 手足指缠长下，手足指往望下，身金舍下，身毛右旋下，柱下千辐轮下，柱腹高下，柱地平下，啊，有这么多的下。那么在上面呢，轻落干法下，最上呢还有一个是无肉界下。你看我们早上。 念这个冷颜咒，从肉界中放白宝光，啊，那个肉界相啊，这个肉界相什么相呢？肉界相就是无间顶相，嗯，这个无间顶相，这个佛的这一相啊，非常的微妙。我们人看人。 都能够看哪个看哪个顶都看得到的，你就戴着帽子人也看得到。反正这个人呢就这么高，呃，那就到顶了啊。那个佛那个肉界相是看不到的，不对。那个肉界像什么样呢？就像在云云雾当中这个样子，没得顶。不是说那个到了顶了上，呃，那个肉界上的就是就是虚空了，看不到。 这叫做无见顶相，又叫做肉界相。肉界相呢，就好像是个头上的长个大包一样，长个大瘤一样。你看看那个青罗干法像当中呢，就是有那么一个肉界相，也是的，有一个外道，他老看不到这个佛这个头，佛顶就有，就这个头上有多高啊，老看不到顶。 这是一项啊，这人来这个项呢，人不会有这个项的。这个外道，它这个跟那个木剑连一样，就这个湖有多高，这个头这个顶有多高才能看得到呢？啊，他想弄个竹竿，啊，弄个一丈六尺高这个竹竿是量，量湖的这个究竟你这个那个外道有神通的，有神通的，他就量，量了一竹竿，嗯。 还看不到这个顶，再量一柱杆，还是看不到顶，一直量到梵天，还看不到顶，一直量到初三界到上方世界，还看不到顶，一直朝上的量啊，量量量到到了上方世界，过了几十亿恒河沙世界佛世界，还看不到这个顶，啊，你看这个顶能看到，的，看不到呢，看不到的。 告诉我们嘛，这个无见顶相嘛，那不是凡夫能够看得到的，也不是二乘人能够看得到的，也不是啊，呃，等觉菩萨都看不到的。那是微夫于夫乃能究竟诸法实相，那个无见顶相啊，就这一项蛮微妙的。 这个佛的三十二相，还有八十种好，啊，嗯，这是按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丈六应化身，都是这个样子。这个应化身呢，就是给众生看的，张六老比丘像，张六老比丘像啊。这些佛的那个报身，那我们看不到的。 二乘也看不到的，啊，说是前丈摄罗身，那是他报身，福地自报身，那是福地自受用，啊，一般地上的菩萨都看不到的。你说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说我叫成了佛了，动不动我开了悟就成了佛了，啊？ 能，嗯，看看自己像不像个佛样子，嗯，啊，先把先把舌头伸出来，啊，舔舔自己，能不舔不舔不舔，能不舔不到这鼻子尖儿，啊，把个手抻抻看，能不能两手过细啊，把这嘴的牙齿数一数，有没有四十个牙齿，是不是齐密，啊。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歇即菩提，这个都是从理上说的，啊，都是从理上说的，啊，所以现在人有人就是说妄自狂大，为正为正，为德为德，自己我了不起，谈何容易啊，嗯，不能够一帆烂胜，啊，福的功德。 华严经中不是说的很好啊啊！华严有几句话嘛，就是战俘的功德：大海中水可引进，众生心念可数之，虚空可量，风可细无能尽说佛功德。 大海中水，那个水多了啊，四大海啊，那要讲到大海，呢你说华藏世界那个呃，什么香水海，那个水，那个海水就不得了，你能引，能够引得引得进吗？啊，众生心念可数之，众生的心念，你看众生有多少？ 一个人的信念就数不过来了，你都能够数得过来，这个本事就算大了，而且是数不过来的。虚空可量，风可细。你说我量东西拿个尺，我量个房子，量一条路，长短可以量得出来的。这个虚空怎么量法的啊？风可细。 说是那个毛啦、狗啦、牛啊、羊啊，我弄绳子可以把它拴到，叫它不要跑。这个风能拴得到吗？啊，这风，这刮的这个风，东南风、西北风，我把它拴到，能拴得到吗？啊，纵然你能够拴到风，能够数到众生的心念，大海中水里能够喝到喝着光，啊，福的功德 啊，说不尽的福功的不可量，啊，那真正是不可量，啊，那不是一个凡夫的境界，啊，也不是降伏以还的境界，这是讲福的这么一个深。要再讲佛的那个新的功德，那就更多更大了，啊，有实力是无所谓。 十八不共法啊，嗯，那个无量自在，那能说吗？我们做一个渺小的众生，说起来心佛即众生，四三五差别啊，那是要我们这个理性说的，跟着事实呢，我们怎么能跟佛比呀？啊，那是不能不能成比例的。 但是我们心性既然心腹集众生，十三无差别，彼一丈夫，我一耳释迦牟尼佛能够修成佛，我们也能够修成佛。所以想学佛的人，首先要有上上智啊，立这个上上智呢，那你要有上上的这个见解啊，我们自己。 凡是修佛的人，无论是初发心的也好，老发心的也好，修佛都要有一个目的，修个什么样的佛？想不想做我们一个究竟的这个佛啊？原教的那个佛国啊，福慧圆满的这个佛国福的智慧都要圆满。 福德智慧不圆满，三十二相也没有，八十种好也没有，什么口中甘露啊，这梵音深远的那都没有的。啊，福的那么多的功德，慢慢修的，一行一行修的，一天天积累起来的。啊，你说我们前面讲的行六度万恨，何止三大无生奇劫？ 嗯，啊，行一个布施度，释迦牟尼佛，咱舍眼睛珠子，遍满三千大千世界，啊，从上边丢一颗针下来，无论从什么地方丢下来，都戳在释迦牟尼佛的眼睛珠子高头，就谈成佛啊，那么容易啊，啊，开了悟了就成佛了，未必吧？ 当然，就我们没有悟的人，我们这个迷惑的、颠倒的、凡夫来说，那可是了不起的过来人嘛。嗯，啊，那都要一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啊，一点掺不得假的，啊，还要生生世世不退转这个心，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只要你认清了这个道路，想要发菩提心。 成无上正等正觉，你就要有这个心生生世世不退啊！只要不退啊，我哪怕一我这一辈子走一步，我两辈子走两步，他总归朝前进。那你最后呢？这个福的果位呢，一定可以得到的。那要我们要正确的知见呢啊，无论用什么功啊。 随便修哪一法，都要有个正知正见。你看那个八正道，八正道就是正知正见呐，正修行、正命、正定，都讲一个“正”字。这个“正”字也还不容易呢。有的人自己处于狭知狭见，他也不知自己不知道，不能够分辨是非。佛。 从断烦恼来讲，烦恼无尽是远断。总的来说，有见思惑、尘沙惑、有无明惑。 <clears throat> 这个三惑，我们自己衡量衡量看，我们断了哪一惑？还是破了见思惑？还是破了尘沙惑？还是破了无明惑？啊，还边儿还没有呢，还没摸到边儿呢。啊。 修道的人要有，既要有上上智，还要有虚心，啊，要虚心呐，处处要虚心，啊，不要妄自狂大。我这是我我这了不起的，我是过来人呐，啊，你们都要听我的，都要跟我学啊，这话从哪说出来的？不是惭愧吗？啊，说得好一点，我们大家在一道呢。 就是丈夫的加倍丈老祖的遗志我们在这这共修共学，啊，这样说说呢还差不多，啊，他不能够忘自，那我们这也不是过来人呐，过来人，过来人，看怎么看，跟哪个说啊？ 跟我们来说呢，那是过来。说那那我们我我这个话都没参通啊，你参通了，你过来了啦啊，嗯，你能在跟佛说说我是过来人，跟菩萨说呢我是过来，人能这么说吗？是不行的啊，谦虚，虚心啊，一定要虚心，虚心。 社会上来讲，虚心使人进步。一生骄傲，骄傲就是障道的因缘，那是修道的最大的障碍，就是骄傲。啊，虚心才能够使人进步。啊，所以我们常说了，佛法人人都会讲，哪个不会说啊？啊，能够说到的东西，能够做到一点，那才是真实的受用。 我们说的呃川堂这么多人，有出家有在家的，人人都可以好修，福性都是一样的。受戒与不受戒，受戒有受戒的功德，但是你破戒呢，也有破戒的罪过。不受戒，不受戒你也得不到这个受戒的功德，当然你也不承担破戒的这个罪过，啊。 修是修这个心呢，啊，修是修这心呢。中门下讲一个破本参，教下讲一个大开原血。那么这个戒律宗呢，律宗讲一个那个受什么戒啊？这个无作戒体，这个三法。 在三个门庭下，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啊，中下破本山开悟了，啊，还不一定说就是有得的根本治，那个悟还是有深有浅的。教下大开元血啊，那个在教下拿那个漏记来讲，漏记佛来讲的，仅仅是个名字记。 啊，名字记，啊，漏记吗？啊，礼记、名字记、官恨记、详事记、分正记、究竟记，这个漏记佛，那个位置都是清清楚楚的。啊，我们都可以衡量自己，看看我到什么位置。我还是礼记佛还是名字记佛还是说是我现在都是呃，福慧圆满的成了佛了。 自己要晓得呢，啊，那个教下说的这个说的非不清，说的说的非非常清楚的，啊，到什么位置，你这都有个标尺在那个地方，你看好了自己，你自己对。教下开一个大圆血跟教跟宗下开悟是一样的。那到律下呢，就是无作戒体，这个受戒，想一个受一个清净戒。 在正受登坛受戒的那个时候，能够发无作戒体，你这个无作戒体能够得到了，你这个所受的戒呢，就能够任运持这个戒，啊，我不会犯戒的，啊，所以我们现在讲一个得一个在受戒的时候得个无作戒体，现在人恐怕都做不到，我做不到的，啊，无作戒体啊，不假作意的。 这个二百五十条件自然就会能够持。大家不会犯这个戒，我们能做得到吗？做不到的，嗯，啊，那个就是受戒的做法都有些呢，从自己的本身，啊，从这个戒戒的做法，就是戒魔做法，那都有关系的。所以，当然末法修行是困难的，啊，就我们处在这个环境。 哎，从这个社会、人类社会环境是日新月异，啊，我们能够在这个日新月异这个环境当中，能够把握自己，就是到了过年要快到了，春节快到了，啊，正是我们立誓练心的这个好机会，在这个里锻炼自己，看看我们有没有功夫，看看我们这个功夫被不被个年风所吹动。 啊，不要说是八风吹不动了，专做紫金了，就这小小的年风，看看我们能够背得住吹背不住吹，不容易的，哎，发道心不容易啊，用功是不容易的事情啊，啊，深深晓得这一点，常住上呢，尽其可能的成就大家用功办道，方丈大提的，希望能够有始有终，啊，不是人呢进入禅堂了。 心呢，老早搬了家了，回小庙了，回宿家了，看妈妈了，看师傅了，啊，又是什么了？啊，都是尘缘扰扰啊！啊，所以古人有那一个，有一个，有一个作诗的诗人呢，叫胡大川先生，他做了一个幻想诗， <coughs> 哎，他也很有道理的。 他说：“是浮尘道立未能坚，世王确认只自怜。浮尘我们都在人世间呐，尘宝妄想多啊。这是环境给我们预备这个的啊！你不自然而然的，天地国法人情，就是过年了要拜年，你拜年他拜你的年，你就回拜他。啊，不拜年不回拜就不尽人情，难呐。” 嗯，世间像一个网一样，这一个大网就把我们的三界众生就网在这个地方出不了，啊，这个牢笼出不了啊，啊，这个三界如虎着，三界像个大网这个网是什么东西呢？一个字就是个情字，啊，世间就统统被这个情。 这感情、贪嗔痴的根本就是个情字，发欢喜、发嗔恨都是一个情字。嗯，情字就是生死的根本啊。既然是生死的根本，了生死呢就要从根本上了啊。参念佛是谁，就专门对治这个情字的。